北非战役啊圆满收官，接下来这一弹呢，我们就要讲讲这个太平洋战争啊，这是这个二次大战当中啊另外一个主要战场啊，也是海战最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战场。说起这太平洋战场啊，肯定呢很多人都有一个这个疑问啊，就是说为什么日本这么个弹丸小国、罪而小邦是吧，竟然敢这个挑战？ 美国那膀大腰圆、魂不愣、身身宽体胖，还干嘛还挑战这样的国家？这典型的耗子舔猫作死的行为，是吧？你这为什么要这么干？其实这个问题呢，在此之前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过很多遍了啊。日本这个国家呀，这个好赌，是吧？这个而且呢。 缺乏大战略，因为跟他这个国土面积啊、地形地貌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一个地方人的性格，绝对是他生活的这个环境决定的啊。所以你看那个日本人住的那个小房子是吧，都是拿这个木头啊、宣纸啊，基本上跟火柴盒的构造差不多做的啊。整天还得担心地震、海啸五了啊，资源极其缺乏，除了硫磺。 比较多，为什么？它不是进火山喷发吗？一喷不就喷出来了吗？啊，其他所有的矿产资源全有，但是有的这个程度，基本上跟标本是那么多。那你说日本有铜吗？有，是吧？日本有铁吗？有啊，有金子吗？有，有银子吗？有，全有，是吧？哎，金银还稍微多一点啊，像什么铜铁这玩意儿，基本真的啊，就是这个就少到跟标本的程度那么多。 啊，既然资源有限，所以这儿的人呐，就干什么事儿都喜欢在这个微观层面干，干的特别好，是吧？比如你，你他引以为傲的这种匠人精神，是吧？啊，但是往往什么事儿你干的越细，你这个眼界就会被限制住。所以你看，这日本历史学家写的书也是。 是吧？一件很宏大的事儿，他都写的倍儿细。谁谁谁的信，哪天哪天怎么说的？啊，谁谁武田武田信玄怎么说的？织田信长怎么说的？这他没有这种大场面的这种描写，是吧？你到日本国一看，嚯，这个国家的精致哦，整个国家像一个大盆景，是吧？美的那么不真实，是吧？所以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说这个低头干活儿。 没问题，从来不抬头看路，你这就麻烦了。所以这个一直以来呢，就是日本人解决矛盾的方式，就是制造一个更大的矛盾，是吧？这个你看日本的这个将领啊，他比如说学习战争啊，他学习战争，他玩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吧？就是比如说迫击炮摆在哪儿，轻机枪摆在哪儿，什么时候发起白刃冲锋，是吧？哎。 大炮怎么摆在哪儿？一个弹药基数是多少？这些个越是下级的日本军官，对这种东西越了熟于胸。单兵作战能力、小队作战能力超强，越往上越不灵。为什么呢？你越往上的高级将领，你越该琢磨这仗应该不应该打，怎么打？他不琢磨是吧？哎，不琢磨是吧？哎，迫击炮摆在哪儿啊？为什么要摆迫击炮？管丫的呢？那你就完了。 是吧？所以你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制造更大的矛盾，是吧？那这其实就是赌身家性命，日本赌的就是国运呢。赢了不用说，扶摇直上啊，赚的是这盆满钵满；输了呢，是吧？那之前赢的都搭进去啊，给你强制平仓，甚至本钱都没了，底裤扒掉，是吧？不过呢，对于日本来讲啊，真的是啊，也不能不承认。 自明治维新以来，这个国家的国运超级好，特别好啊！他是这个这个这皇国，真的是五运长久啊啊！就跟那股票似的，一路涨停。他想要朝鲜，就想要干啊，比朝鲜大几十倍都不止的大清，比他也大几十倍不止。哎，结果一不留神赢了啊！大清帝国非常的衰朽，是吧？在这开战之前，没人看得好小日本 都觉得大清一下把他掀翻是吧？那漫画都是身高丈二的大清武士拿着那个青龙偃月刀，跟关二爷似的。那小日本都这么点是吧？小武士举着个小刀，啊，觉得大大清一刀给他劈翻，结果赢了是吧？不光朝鲜是我的，台湾也归了我了。大清赔款两亿三千万两，连本带利三亿二千五百万，是日本当时国库收入的四倍，嗨森死了是吧？然后。 小日本的膨胀了啊，那我还还得接着要地儿，要哪儿呢？要中国东北啊，全面控制中国的东北。那中国东北当时是谁的势力范围呢？老毛子、大毛熊的势力范围。这一下，小日本又跟大毛熊搞日打，打开了日俄战争，身家性命又赌进去了，甚至本钱都不够，得借钱啊！这个这个玩玩杠杆啊，玩杠杆 据说这个伊藤博文呢，送他的助手金子兼太郎去这个美国找大财团游说啊、借钱啊、调停啊，就干这个啊。伊藤博文送这个金子兼太郎的时候，悲观的说啊，说如果咱们这一仗打败了，俄军要在日本登陆的话，我就准备做回一名士兵，拿着步枪去抵抗俄军登陆，直到战死为止。 是吧？估计他这也是激将法。那金子坚坚太郎一看，那这是我他妈肯定得得把这事儿干成了，要不然好家伙，伊藤元老要拿步枪，我就只能剖腹了，是吧？所以当时日本人从上到下是没有把握能赢的。但是天佑皇国，对马海战，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全歼沙俄波罗的海舰队，名将东乡平八郎一战封神，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东乡平八郎在日本这就是。 战神的这个程度了，那你看东乡平八郎的那个画像上面，日本到今东京今天还有他的会馆啊，就是他神社东乡神社。你看他那画像上一大串头衔就跟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这个这个官员这节衔的是吧？纵一位勋一等元帅、海军大将、侯爵东乡平八郎一大串是吧？伊藤博文签马关条约的时候，刚是纵二位首相，刚是纵二位是吧？这个。 东乡兵八郎纵一位相当于我们中国古代的纵一品，啊，这厉厉害是吧？为什么就这一战是吧？俄国退出了南满，日本获得了巨大利益，啊，又赢了，又赢了，这样吞并整个满洲，这就是后来咱们知道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几个小参谋是吧？板垣征四郎是吧？石原莞尔是吧？土肥原贤二，就这么几个参谋是吧？大佐、中佐、少佐，稀里糊涂就把东北拿下来了。 来，对大大家这个知道有一个日本著名的指挥家叫小泽征尔，是吧？小泽征尔的爹就是当年日本的这个移民团的团长，是吧？他就特别支持这个九一八事变，是吧？咱九一八事变一成功，哎，小泽征尔出生，是吧？三几年小泽征尔出生？他为什么给小泽征尔命名这么个名字？征就是板垣征四郎的征，尔就是石原莞尔的尔，哎，所以叫小泽征尔。 是吧？东北也拿下来了，是吧？少尉高的张学良，除了抽大烟是吧，玩赵四儿是吧，他不会干别的，是吧？所以不抵抗，整个半年，东三省沦陷，是吧？如果时间停止到这儿，小日本见好就收，您好好经营，或许就真成人生赢家了，对吧？小日本老说东北是我们二十亿国币、十万鲜血换来的，那您好好经营啊。 是吧？啊，这当然这话说的有点汉奸了啊。不过就是说，你好好经营，打到这儿为止就完了。结果中国有句俗话叫“常赌无赢家”，赌徒向来嗜赌成性，越赌越有信心，是吧？越赢越想赢大的，是吧？赌更大的，然后跟美国赌，然后被赌死了，是吧？这个铺垫了这么多啊，其实太平洋战争形象一点的说，是吧？就是日本看日本。 怎么由一个暴发户跟一个大土豪对赌啊？最后一步步一步步输的，连裤衩被扒下来，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咱接下来呢，先要看看这暴发户是怎么上的牌桌。其实啊，在开战之前，这个美国并不是日本人首选的进攻目标。当当时日本军部呢，有俩战略方向，或者说呢，分成了两拨人，就是北进派和南进派。 南进派以海军为主啊，要占领太平洋上那些重要的岛屿，获得石油、橡胶，这些在日本国内储备为零的战略物资。不过这么一来，就得跟英美干一场。北进派呢是以陆军势力为主啊，主要进攻对象呢是二十年前被他们这个痛扁过的毛熊啊。不过现在毛熊人家这改朝换代了啊，人不姓俄了，改姓苏了啊。但是在日本人眼里都一回事儿。 啊，而且咱们讲过了，这个时候苏联正在干一件作死的事儿，什么呢？大清洗，是吧？所以日本人觉得现在毛熊在远东和外蒙古正是最脆弱的时候，而我皇军之花关东军在满洲闲着没事儿干，中国打的再困难，他也不敢南下，就怕这大毛熊每天犯病舔我一口，所以还不如我主动进攻毛熊，这么一来。 陆军马路和海军马路两边争执不下，马路就是混蛋的意思。陆军说海军混蛋，海军说陆军混蛋，是吧？哎，日本陆海军内斗是一个很有谈资的话题。那有人说呢，日本陆海军是用三分的力量打别人，七分力量打对方，是吧？这个在这个二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啊，一点不假啊，出过各种逗逼的事儿，比如陆军要造航母，是吧？这个咱们后边还会说啊。 三七年到三八年这两年，日本陆军在中国是高歌猛进啊，所以在朝中呢腰杆子就硬，肯定在决策中呢就占了优先。那现在既然有了金牌令箭啊，那咱就练练吧啊。所以小日本呢不揣冒昧，就开始惹北边那大毛熊去了。 总的来说呢，这个日本跟苏联啊，在远东前后呢动过这个两次手啊。第一次呢是在吉林和苏联交界的这个张鼓峰事件啊，日本出动了一个第十九师团。这场战役呢，因为这个规模影响啊都不是特别大，所以呢咱就不详说了啊。主要呢说说这个第二场较量——哈拉哈河畔著名的诺门坎会战。 诺门坎位于今天的中蒙边境，当时呢是伪满洲国和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啊，这个共和国也就是苏联一家承认啊，就是伪伪蒙古啊的边界争议地区啊。伪满呢或者说日本人呢一直在打主意啊，但是呢不太敢动啊。而现在的伪蒙啊，虽然这个军队啊除了人就是马啊，这个在现代战争当中啊没个毛用。 但是人家有大哥啊，三六年的这个苏联跟伪蒙啊签订了苏蒙友好互助条约啊，兄弟以后有啥事冲哥说，哥罩着你，是吧？这这样一来，到了一九三九年的这个五月十一号，那在诺门坎地区的哈拉哈河畔，伪满军队呢跟伪蒙军队就发生了冲突。非常有意思呢，伪满军队是伪满的兴安军，主要由蒙古人构成啊，等于是内蒙跟外蒙打起来了。 这一打啊，这个两天之后啊，当时这个关东军驻日本关东军驻屯在那个地方的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就把这事儿报告给了关东军司令。当时关东军司令直田千吉大将，根据这个纠纷处理纲要做出决定啊，让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中将坚决出兵反击，是吧？ 顺便说一下啊，这个纲要的策划人啊，就是关东军参谋石正信少佐。这哥们儿到战争结束都只升为大佐，都没升到将军。可是日本整个二次大战当中的几乎所有重要战役，这哥们儿无一不语啊，这个太绝了啊！所有哪儿哪儿乱乎，哪儿准有他啊！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参谋。 啊，他敢指着将官的鼻子骂啊？为什么能这样？就是日本的参谋不归主官管啊，归上一级的参谋管，所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这个参谋制度。石正信是关东军参谋啊，所以他可以以关东军司令部的名义直接给底下各师团下命令啊。你就是中将也得服从他这小小的少佐参谋的这个。 这个这个命令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代表关东军司令，那就这么这么一个样子啊，就这么一个样子，是吧？所以石正信起草了这个纲要啊，然后直田大将就根据这个纲要发布命令啊，让这个小松原动手，是吧？这个敢欺负咱们。 大满洲国动手教训教训他们。于是小松原中将呢就派了一个骑兵连队增援伪满军队啊。连队指挥官是东八百藏中佐啊。与此同时，苏联根据苏蒙友好互助条约也出兵外蒙。日本陆军航空兵跟苏联远东空军首次交战是五月二十二号。苏联空军由于受大清洗等因素的影响啊，战斗力下降，首轮交战当中损失巨大啊。所以这个日本人很满意，在空中。 日本人很满意，是吧？但是在陆地上，日本军队就闹笑话了。为什么呢？五月二十八号，日本二十三师团骑兵联队成功的偷袭了伪蒙第六师师部，师长都被击毙了。但是东八百丈中佐的部队马上就遭到了附近苏军和伪蒙军余部的加工苏联人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 东八百藏指挥骑兵连队纵马挥刀冲向苏联坦克，是吧？马刀砍坦克这种事儿是上演过的啊！这个当然是他先上演，日本人先上演，然后才是波兰人啊！因为这个时候是三九年的这五月嘛啊，这个苏波战争是九月，但是结果都是没有没有区别的。二三师团骑兵连队全部阵亡啊，全部被歼灭。 东八百藏同学阵亡啊，被打死了啊！打到六月七号，因为你你得增援这个骑兵连队啊，所以日军第六十四连队投入战场啊。到了六月七号，这个六十四连队损失惨重，撤出战场，归队的不足四百人，连队长山县武光大佐。 也阵亡了啊！按道理说，日军一个旅团是六七千人，下辖两个连队，一个连队怎么着得三四千人，相当于中国的团。归队的不到四百人，是吧？就相当于这个百分之九十的兵力呀，给报销了啊！你说日军的作战计划咋这么脑残呢？都不知道多路配合，没办法，你得问石正信，是吧？这个之前的石正信那作战计划。 制定出来啊，我们准备一百一十二门反坦克炮啊，准备了四百辆卡车啊就足够了，对付苏联就足够了是吧？所以有的人这个驻苏的这个这个武官呐啊，他回来就跟石正信讲说你这点东西不够是吧？说你这点东西不够啊，石正信就拍着大腿骂你迷信的是钢铁，我们相信的是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的五运长久。 是吧？敌人的数量要靠我们的质量去抵挡，敌人的钢铁要靠我们的肉体去碰撞啊！然后，并且告诉这驻驻苏武官，你丫给我闭嘴，再胡说八道，当心暗杀了你！那那那武官想，那我不管，这也不是我分内的事儿，我就是回国述职了，是吧？那你爱怎么干怎么干去吧，是吧？所以日苏两位选手第一回合过招完毕，伪蒙军一个骑兵师重创啊，他一个骑兵师就千八百人，那师长死了，日军一个骑兵连队全灭。 一个步兵连队重创是吧？双方的战果还是日军惨重，为什么呢？因伪蒙军就是傀儡，没什么战斗力啊。可是第二十三师团得到了补充之后，小松原道太郎中将竟然给上级发捷报。日本人是特别擅长会败为胜的。 直到后来，美国轰炸日本本土啊，沿着日本列岛撒了一圈水雷，潜水艇跟那日本门口趴着船出了名，你揍沉，日本人才知道，我操，原来我们在前线一直打败仗啊，不是说美国航母都被我们击沉了吗？啊，关东军司令部收到二三师团的所谓捷报，太嗨森了，马上上报东京啊，东京大本营来电啊，先对胜利表示祝贺啊，然后呢，暗示。 扩大战果啊！你说多搞笑是吧？所以到六月二十号，关东军司令官直天千级大将啊下达集结命令，第二十三师团全部出动，第七师团，第七师团可就是日本的甲种常备师团了啊！第七师团一部调往诺门坎，第二飞行师团调到海拉尔，随时待命。为了对付苏联的装甲部队，关东军下了血本。 把日本国唯一的装甲部队，号称“心肝宝贝”的第一战车师团，也调到了诺门坎。原来在吉林的公主岭啊，植田大将甚至想从关内调兵增援诺门坎，但是由于被侵华战争啊拖住了后腿，这事儿就算了啊。所以日军这边呢，整军备战，这些个部队凑在一起组成第六军啊，由火洲立兵中将指挥。苏联那边也没闲着。 三九年六月一号来了新的指挥官，谁呢？朱可夫啊，这个人字前面那么多蛋啊，但是今天讲的这事儿是他前面那么多蛋前面干的啊，因为他是倒着来的嘛啊，斯大林亲自点将，可见对战场重视。朱可夫打仗跟蒙哥马利一样，必须有绝对优势才会发动进攻。既然上前线，第一时间给莫斯科。 拍电报，伸手，老大必须给我派仨步兵师，一个坦克旅，而且要加强的炮兵和航空兵啊，本宝宝才能打得好啊！莫斯科不敢怠慢，好嘞，宝贝儿都给你啊，这玩意儿咱富裕啊，你好好揍小鬼子就行啊！我而且呢，为了吸取第一回合空战失败的教训。 苏联给他派来了二十一个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练出来的，啊，和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一十五、一十六都给调来了，啊然后两边厉兵秣马，以待时机。结果呢，又是小日本不揣冒昧的先动手了啊！小日本这回一动手啊。 驻守的伪蒙骑六师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啊！不是死了一个师长吗？可能又换了一个，为朱可夫赢得了几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朱可夫火速赶到战场，连发三道命令，派重炮部队、装甲部队向日军反攻啊，并且派飞机起飞轰炸日军。已经渡过哈拉哈河的日军没有想到啊，苏蒙军敢在兵力占劣势的时候发动反攻。小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经验是什么呢？ 一个大队打国民党一个师，他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嘛啊，打国民党一个师，向来是以少胜多，所以皇军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时候，打赢是更没问题的啊。但是你想，你能拿中国战场的经验套用日苏战场吗？中国是一个中古时代的农业国，苏联三五年一五计划完成，工业产值就世界第二了。你想想，所以苏联一反击，小日本就等着嗝屁着凉大海棠吧。 是吧？这个这儿啊，有必要说说小日本这个装备啊。最值得称道的呢是小日本萌萌哒的小坦克啊，八九式和九五式啊。九五式坦克特别萌萌哒，为什么呢？不到五吨重啊。后来这个美国援助给中国远征军的那个十轮那大卡车，那大倒计是吧？大倒计卡车曾经撞翻过日本坦克是吧？因为那个卡车比坦克重多了，给它撞翻了。那那小坦克。 啊，大一点的，就是八九式，日本叫中战车，中型战车。实际上，那在在在这个苏联眼里，那轻型都不够格，是吧？轻型轻，而且呢，它的这个坦克装甲呀是薄钢板。 拿铆钉铆上的，跟咱们公交车的构造是一样的。那只要一只要一被击中，就铆钉乱飞，是吧？里边的驾驶员都会被铆钉扎死。苏联坦克都是焊接装甲，是吧？另外，日军坦克上面装备的都是三七炮和五七炮，那这个口径小不说，还是短管炮，是吧？跟胳膊那么粗啊，这么这么长，小短管炮，是吧？射程很近。 这种炮更多是用来支援步兵的，在中国战场没问题啊，但是你打苏联坦克那就太逗了，是吧？尤其你打苏联坦克的正面装甲，砰一炮，好不容易打准一回，歇中了正面装甲，苏联坦克都没感觉，接着往前开，是吧？顶多掉块漆，接着往前开，是吧？然后可能开着开着，可能车长说：“哎，咱们好像中弹了哎。”其他人说：“是吗？没感觉，接着往前开，是吧？”另外，人家苏联还有那个喷火坦克。 是吧？人家那坦克就直接冲到小日本跟前儿，是吧？噗，一喷火，小日本坦克叭就炸了，是吧？人苏联都懒得拿炮轰你，值不当的啊！要不就撞啊，要不就，是吧？就喷火。 是吧？以至于日本的陆军士兵啊，悍不畏死啊，用肉体。敌人的钢铁得靠我们的肉体去碰撞嘛，因为我们没有钢铁，是吧？就跟咱们那个文革的时候也有这种这种口号嘛，用红脑壳撞碎苏修帝国主义的乌龟壳啊，拿脑袋撞人坦克。那你说谁碎？是吧？那还用说吗？那谁碎？是吧？你跟奥拓撞都你碎，你说你跟坦克撞？ 对吧？日本士兵在跟苏联坦克决战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唯一能够对付苏联坦克的重武器是什么呢？苏打水瓶，干嘛呢？往里边灌上汽油，做成简易燃烧瓶，往苏联坦克发动机上扔，只能用这东西，是吧？所以，当一支新部队开往前线的时候，撤下来休整的部队。 给他们的最好的这个礼物就是空苏打水瓶，是吧？喝完了苏打水谁要敢把这瓶扔了，弄不好被枪毙，啊，不好被枪毙啊？就给给你三千个瓶子，哇塞，这太他妈够哥们儿了！那你但凡有脑子，你想想这仗还拿打啥呀？还打？但是日本人不信邪，我还得来一把，是吧？就跟这个赌场上的赌鬼似的，输了我把老婆抵押给你，我得再来一把，我得翻本是吧？所以，三九年七月二十三。 当日晴空万里啊！日本军队集中了百十来门重炮，发射炮弹一万五千发，下了血本了，跟苏军对峙。结果怎么样就不用说了，苏联人是玩炮的祖宗是吧？这大炮兵主义嘛，啊，号称是大炮战争之神，怕你这个十几倍的还击招呼，日军炮兵几乎全灭。当时啊，苏军施属火炮就是幺二二毫米口径。 军一级的都是幺五二毫米炮，像这个七六炮都是团炮，非常普遍，团级都装备。而日本师团装备的都是七五炮，这七五炮还有日俄战争时代的老炮，只能打九千米远。日军所谓的重炮啊，也就是幺二零、幺零五、一百毫米口径，只有军一级甚至方面军一级才能配备，是吧？就是你的。 方面军属火炮幺二零毫米口径，也就相当于苏联的师属火炮，是吧？所以你想，你是怎么跟人打，是吧？你你开一炮，人开十炮，然后比你的个儿还大，是吧？所以苏联人跟日本人就终于认识到跟苏军的巨大差距。 啊，自己的这支轻步兵部队完全不是苏联装甲重炮的对手啊！你只能在中国大陆啊打打国民党，打打土八路还行，是吧？你也比如说最好玩的事儿，小日本啊炮兵阵地开炮之前就生一个观测气球啊，那一气球观测上面带着仪器，有可也可能是人掉在这篮里干嘛呢？观察对方阵地在哪儿，指挥自个儿打炮啊，往左往右偏了啊，指挥这玩意儿在中国战场。 屡屡试不爽，对吧？因为中国人拿着气球没办法，你看见他在那儿呢，拿什么打？没办法。小日本在日苏战场又干这个啊，气球刚一升起来，人那边三七高炮砰一炮，气球就变成一个大火球，就掉下来了。所以关东军司令部无无奈下达命令，停止进攻啊，构筑阵地，准备打持久战。你想持久，毛熊能让你舒服吗？ 啊，所以就在日本关东军骑虎难下、半死不活之际，到三九年八月二十号，朱可夫的大反攻开始了。苏蒙军从南北中兵分三路向日本人发动全面进攻。首先扫荡日军的高射炮阵地，然后以一百五十架轰炸机、一百架战斗机、数百门火炮狂轰日军阵地。一个半小时，日本人就只能挨炸，毫无还击的能力。 啊！日军的观察所、通信联系、炮兵阵地尽数被摧毁，眼看这个这个这个皇军之花就马上就百花残了啊！所以这个关东军就赶紧增派兵力啊，给这个呃第六师团、给第六军下命令，第七师团都上，还计划把第二、第四师团调往前线，然后让二、三师团死守待援啊！死守没问题，待援没有啊啊！无济于事。 二十三师团覆灭在即，跑都来不及。最后，小松原中将率领残部两千多人，啊，每个人两手各举一颗手榴弹，抱定必死之心，才勉强杀出重围，是吧？你看这仗打成这个德行，也就差不多回去回去收收拾收拾睡觉去了啊，洗洗洗睡呗，就是。到了九月十六号，日苏两国签订停战协定。 战争的结果，苏蒙军伤亡六千，损失七十八架飞机、一百一十三辆坦克，是吧？日军这边伤亡超过五万，光战死的就两万人，是吧？特别是作为国宝的第一战车师团全灭，啊吧？一共就八十多辆坦克，这薄皮大馅的小坦克全灭，是吧？番号都撤销了。日军的损失啊，是苏蒙军的五倍。 尤其是装备上的损失啊，这对于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来讲啊，伤筋动骨大出血是吧？特别值得说一下，日本的人员损失里边，大量军官阵亡啊，而且级别很高，比如关东军二十三师团参谋长、四个连队的连队长、第二飞行集团十五飞行战队队长，都是大佐级的，全部战死而且这些大佐一死都晋升少将了，是吧？全都战死。 所以这结果一出，日本国内报纸都哀叹呐，啊，说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伤亡，日俄战争以后所未有的啊。诺门坎这一仗就打醒了日军北进派的迷梦。关东军司令直田千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转入备役，回国坐冷板凳去了，是吧？日本人就明白了，是吧？现代化战争是什么样子的？ 啊自己这小玩具跟苏联的钢铁洪流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距呀？您的狼狗、小刺刀、三八大盖是吧？您那小小萌萌哒小坦克是吧？跟人家那比，那简直连渣都不算是吧？等到这个，所以日本跟苏联就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是一九四零年，那咱咱不打了，咱不打了啊！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情报部门判断德军一九四一年内。 无力迫使苏联投降，明年的形势一不一定有利于德军，啊越往后越被动，日军就很识趣儿的放弃了北进计划。对于亚洲战场而言啊，诺门坎战役期间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关东军向关内增兵的计划无法实施，间接上呢也支援了这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啊。更关键的是，日军大本营的目光由北挪到了南。 啊，跟另一个对手山姆大叔的火花由此点燃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